锵锵三人行，哎，李菁啊，这个我得特别开始感谢我这位老哥，为了做咱们这个锵锵三人行啊，人家是今天一大早就从他这个十三陵的居所， <laughs> 从十三陵的那个 <laughs> 那个地地宫里是吧？得说清楚点， <laughs> 从十三陵地宫里爬出来，人家的李成儒老师啊，这是人家的庄园，现在人都不住北京这雾霾之地。 人住在十三陵大庄园里头。要不我们感慨嘛？你看那个李老师这个这个状态啊，又唱戏又练书法。没错。然后，嗯。我生在北京东城区沙滩儿，哎，北池子，故宫皇城根儿。嗯。现在住在十三陵。 <laughs> <laughs> 从我家就是从我原来的老宅，嗯，到故宫神武门和景山的前门，五分钟。 我站在我们家老宅的房上，那是放风筝，就看见故宫的角楼。哎，所以你现在回去看故宫有什么感受呢？你觉得那不是你你那个？那不是我居住的地方。 <laughs> 不是你你的地方。只有回十三陵， <laughs> 故宫的旁边也不是我居住的地方，我只能到十三陵。 <laughs> 哎呦，真是他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啊，这不得了！你就光看这这玩意儿，蜜蜡是吧？蜜蜡一亿三千多，成型于一亿三千五百万年。我天，带这个这不？ 这个一想起来就是一亿年的东西。氧气，氧气。我们多少年了？你知道，人家这么大的演员啊，表演艺术家，跟我还搭过戏呢，你知道吗？这是德艺双馨这块我们俩当年演过对手戏。也演过演过对手戏。老豆酒吧，对，知道吗？那时候导演是那个管虎，管虎，青年导演管虎。现在已经很有名了。对对对。 这那老豆酒吧我知道啊，李老师也去客串过。没错，所以所以说李老师这这真是能上能下人家，而且呢，这个李老师既然你能上能下呢，咱们就得聊聊哈， <laughs> 就聊聊我们圈的事儿。哎，对对对，最近这个怎么姓宋的，按说是本家，宋丹丹和一个编剧叫宋方金。对，这个我相信你们演员圈里肯定在自家屋里都聊个没完，是不是？宋丹丹我知道，也很熟，但是这宋方金我不知道。 嗯，编剧，编剧一般都在幕后。但是很多人现在不安分啊，总想从幕后跳到前头来。啊，这事儿可能吵吵呢，也就有名了。哎，对。啊，那你宋方金写的那篇长微博你看过吗？他们在朋友圈给我转发了一下。嗯，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就是编剧辛辛苦苦写的本子，演员尽量要尊重。嗯，但是你要是真觉得你比老舍先生强，你就要求别人一个字都别动。嗯，对不对？ 对，老舍先生有句名言，啊，动我一字如淫我母。嗯，哎，啊，动他一字就像淫他的妈。哎呦，骂人了啊！老舍说的这个话可了不得。对，我记得看过这样的文章，就是他在文章的末尾，就是有点像诅咒似的，不能改啊，一改你要怎么怎么样。哎，说挺有意思。就是你要有这本事，你也来这个。嗯，那这。个。但是你要你要没那么大本事呢？ 演员在片场改改呢，也未尝不可。但是说改，但是我要说说演员，就是演员，你也不能给人改的面目皆非。就是你确实比人家编剧高，你就改，你就动，但是也别改的面目皆非了。他们说可改百分之八十，当然他们这个这什么美丽的什么契约还是什么什么，对，就他们那个制片方说改的没那么多，但是最后这个导演好像还是站在这个演员一方啊，导演也认为这个。 呃，没有挺这个编剧。然后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眼这个文化新闻，还在继续追踪。然后他还有一点就是导演是谁？于于纯。哦，于自然，那怎那那自然 <laughs> 那自然是要挺演员了。哎哎啊，来来给讲讲。就看谁的腕儿更大是吗？不不不不不，这就可以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laughs> 然后们接着说，就是你懂的， <laughs> 你懂的，你懂的。就是他们现在掐的这个呀，这都是小儿科。 在我们圈里，这些司司空见惯。嗯，有比这个过分的，有比这个把这个把这剧本改的呀，最后剪不上，最后还要请别的导演来啊，加旁白加了一百七十多段。您说这演员给改成演员给改的，那为什么导演不控制他呢？呃，导演也想办法控制。比如我举个情节，呃，在一九一一年这个辛亥革命之前，呃，他被抓进监狱了。 他非要让导演呀给改成一场什么呢？就是他遇到一个地下共产党， <laughs> 然后给他讲了一堂革命的课， <laughs> 然后他才共产党还没然后他才往后他才怎么样？这导演实在后来忍受不住了。这导演叫李伟，嗯，是我的一个学生，就是我的龙须沟啊、红墙绿瓦拍的时候都是他的这个 A 组 A 组导演啊，站起来说是。 老师实在对不起， <laughs> 那时候共产党没成立呢。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您这时候要建的共产党的地下党，那就只有两个人，一个很有可能是陈独秀，嗯，一个就是李大钊， <laughs> 这戏就没法写了。哎，一九一一年也没有他们，应 <laughs> 该是他们起码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但是这个里头啊，引出了一个现象，就是我国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说听谁的。 对，听谁的？你知道现在我理解啊，为什么你们影视圈一说都是江湖？嗯，你们是江湖。你看江湖啊，它有一个，我问了一下啊，这不是我说的，就我问了一下，说现在这剧组里啊，就是谁牛听谁的。那什么叫谁谁牛呢？对吧？你个腕儿最大。对。哎，这个戏啊，就因为请了你来了，电视台才会买。 他才有所谓收视，当然也不一定就有收视，但是所以呢，就是谁腕儿大，谁大。你要是大导，你要张艺谋来了，那听张艺谋的；那张艺谋要没来呢，对吧？李成儒来了，那导演还不如他有名，那就听李成儒的。你看这几年比较火的什么情感剧啊，什么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编剧，后来我听说都是他们来选演员。他写的时候，他大概心里跟他合作比较好的一些演员。 他心里已经有说，我就是为你所谓量身定做的，那我就觉得那个编剧，那就是他来主导了。所以可能还真是像你说的，是谁的腕儿大听谁的，是吧？谁牛听谁的。谁腕儿大听谁的，改改本算什么？从你开始制作的演员名单，这就开始了。他不能来，这个不能来，这个可以来。他们主要考虑是因为，比如说他的收视率吗？ 还是因为有江湖恩怨。 <laughs> 呃，诸多原因，你比如说有江湖恩怨，嗯，也有的什么呢？呃，他没出道之前，这个演员要比他名气大多了，或者可能曾经是他的恩师，或者提携过他，来了以后他怎么放粪呢？不舒服，这不能来，哎，这可以，这可以，就是一切都以他来定。嗯，你知道啊，就是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你你们演员行里我不懂。 但是，就作为主持人来说，我有体会，我也得跟写稿的这个道歉。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哎，我们也是有稿的。上台以前有人写稿，对吧？他写这个稿啊，我这个主持人老实讲，我改百分之八十，那是少说。呃，但是我有的时候实在因为对这个情况不了解或者没法改的时候啊，我要照着说，照着背啊，我又会觉得特丢人。嗯。诶，这是因为什么呢？一个呢是。 他呀写的不是我说的话，再一个呢，他有一个问题，你比你比方说啊，好比如说我今年四十多岁了，咱不说水平高低，那么给我写稿的这个可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二十多岁，二十多岁的孩子写出来的话，要写出我四十多岁的人说的话，你说我如果照他的背的话，是不是就显得我有点年轻了，有点过分幼稚了，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这个你也是，你看，我看最近他们也在讨论，就是说讲这个电视剧的这个生产链问题，然后说编剧是属于这个生产链的最下端，然后也有。 这个你要注意到，他说这次他们所谓的二宋争论是通过一个编剧的一个群体的微博来发出来，就说他不是他个人的一个抱怨或者申诉，而是代表了一个编剧的一个群体。可能这个编剧的群体在这个整个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他长期处于一个被压制或者是被蹂躏的状态。井喷，我觉得。所以这一次，对对，它变成它不是一个个人和个人的一个问题了，变成是一个演员代表演员和一个编剧。因为他们是编剧。对，一个群体。他们有些文化。 他们还有一些话语权，或者是能说一些。我认为最底下的压抑的是孵化道，就是你甭管市场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孵化道既没涨钱，哦，是钱的问题，又没地位，对，当然是钱的问题。咱们说的这些表面现象，谁谁说了算？你们看到都是都是现象。买片子要看电视台，买片子的人，对不对？由他们定，其实他们也定不了，他们要听广告商的。 广告商问：“谁现在最火？哪个戏最火？我们就要他。”嗯，哎，我们叫他演之后，我们这个广告，无论是植入也好，还是跟广告也好，人家跟，这个很重要。所以那他全是大洋钱说话。呃，对呀，那他就是老大了嘛。哎，对。最后还在市场决定。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 这个生产链问题，我我记得我们上次也说过，就是大家现在都比较爱看英剧和美剧，你看那个编剧水准，咱们就说这个《纸牌屋》，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是肯定是编剧主导是吧？演员编不出来，对对。所以你这编剧，我就绝对是是一个主导的地位。我记得我几年前去那个迪士尼看过，参观过他们的那个迪士尼制作动画的那个那个 studio，就是工作室，然后他。 带我参观了一个流程，我那有他就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说他们里面养了大量的这种，他叫编剧，他们也不叫编剧，应该叫创意吧。就是我要我要编一个这样的一个动画片，但是他说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数量庞大的这么一个。 一个制作故事的这么一个团队，然后但是呢，你知道，养一个养字， <laughs> 啊，这个具体的这个对养应该是养了一句，但是呢，反反过来讲呢，那些编剧之间的竞争就很厉害。然后他跟我说，可能比如说是一些大佬们，我要决定投哪个投哪一个片子，然后他把这些编剧叫到一起，每个人可能他的五分钟是八分钟，我只给你这几分钟，你把你的故事讲出来，然后可能就在这几分当中。 我来决定，我投你哪一个片子，不投哪一片子。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样一个高度成熟的一个高度一个产业化的链条当中，他这个编剧水准是非常高的。你如果编的自己都说不圆，谁会来投你呢？所以我是觉得，你如果想在生产链占据有主导地位，你必须真的是自己你的专业性非常强。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很多事儿，什么叫中国特色啊？就是不靠谱，就是中国特色。 <laughs> 你知道吗？他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说的是主持人的这个现象。 但是，因为主持人他要对他要对现场负责嘛，所以这个现场效果是刚性的，对吧？这这这什么词儿和大家喜欢就是什么词儿。但是呢，演员跟主持人又不一样，因为演员你你负不了这责，你不能为最后的成片负责，你现场改戏，对吗？不负责， <laughs> 不还真不管。哎，对， <laughs> 拍完了他痛快走了，最后后期儿好家伙，没错了。咱们先骑一下广告车，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他们还说一问题啊，我觉得就更深了，让我想到中国呀，很多这个一级的这个演员，就是你发现没有，慢慢我们看下来啊，他们就在反映，就是说，哎，这个演员演了很多角色，但演的都是他自己，你明白吗？就是因为他，哎，他要在这个戏里边他至少保他自己的这个个性魅力出来，这就让我想起啊，过去有说你们这儿是不是分叫性格演员？ 还有一种叫什么本色演员，本色演员就是演什么都是他自己，是吧？性格演员那是真能塑造角色。咱们的演员你发现没有？要牛，永远就是牛，他演什么他都是牛。现在是两个流派，就是一个呢就是这叫个性演员，没错，这也是从好莱坞来的， <laughs> 就是我演什么，我都是让观众牢牢记住我的名字某某某或者某某。 记住本演员的名字，还是记住他演的这个角色的名字更重要呢？本人的名字 <laughs> 彰显个性魅力呢，就是希望记住他自己的名字。对，如果是塑造角色呢，就是要记住角色的名字。其实呢，咱们中国的表演呢，更多的时候是受苏联的很多影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哎，就是还是要塑造角色。塑造角色，哎，做性格演员。对。改变自己，这个陈楚老师曾经给我写过一幅字。 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贴近角色，而不让角色靠近自己。嗯，我觉得这也是对的。嗯，所以我一直在这么努力。所以您看，您就是大家记住了您的角色，忘了您的名字，这怎么办？哎， <laughs> 这个经常是这样。会可能会记住我的大曾啊，嗯，记住我的这个古玩虫的罗叶罗云水啊，记住我的这个程疯子呀，哎，哎，这他叫什么来着？ 我其实这时候我特别高兴，嗯，就是愿意被大家记住。记住角色的名字，记住角色。嗯，哎，你要说这个，我倒问问你，你演这个黎元洪，对吧？他那天给我讲了一段，但是你一讲我就想到了，你算不算改戏呢？你我记得他跟我说，他说他演完这个，他当当时演完一段黎元洪，说导演都呆了，说没想到他这么弄，但是你这算不算你演员改呢？呃，我没改戏，嗯，我只是。 充分体现了我对黎元洪这个角色的理解。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号，熊炳坤打响第一枪之前，黎元洪是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也就是独立旅旅长。他手里五千五百人，新军啊，全是马克沁重机枪、轻机枪、汉阳造步枪，那就是说这五千五百人可以打五十万清军的，他是新军。 如果起来发言说话，他就是一个正统军人，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认为一个角色的变化应该随着剧情的发展在变化。嗯，我不能一上来就演成一个大总统，手一枪响完了之后，他被别人从床底下拉出来，就那个唯唯诺诺的，你、你、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我不反对你们，我也不镇压你们革命，你们千万别把我枪毙了。 不枪毙你，我们让推崇你为大都督。 <laughs> 他这时候都是都是蒙的。对。那么在这，在这事之前的一个月，他就是革命军人，他就是一个职业军人。所以，秉承说话，卑职以为，我就这么演。演完之后，一磕后脚跟一敬礼，一扶马刀，转身一走。我就这么两场戏，刚刚开拍，这两场戏我拍完了。嗯。 卸妆换衣服，然后走完之后，回家唱戏去了。这导演是我是是位小兄弟，我云亮，我收工了啊！你们辛苦，啊，哎哎哎，就这样看着我走了，我就知我就明白了，他一定认为我演的跟他想的不一样，词儿我可没改啊，嗯，我只是把握我的人物，我认为李元宏是这样，可是他当时认为什么呢？应该比较怂啊。 这不是蔡锷吗？ <laughs> 我怎么秦力真后来演黎元洪？他怎么给他把这个黎元洪演成蔡锷了呢？他们同一时期的人，嗯，甚至当时黎元洪要比蔡锷有名的多，嗯，蔡锷是后来，是吧？在讨袁的时候，对，那这个时候人黎元洪已经是，如果黎元洪真是那样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不会所谓叫强迫他成为这个都督，对，正是因为他有很高的威望。 他在新军当中，你看他为什么就是大家来推举你不愿意干，我们也在推举你，正是因为他在新军有很根很深的根基。有影响，另外他在这个武昌首义是在这个起义计划失败，很多很多革命领袖被抓捕的同时呢，一帮下级军官群龙无首已经被缴械了，在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打响了第一枪。嗯，那你不能让一班长通电全国吧？是通电全国号召全国的督府大员起来。 没错，造清朝的反，而且那谁来造呢？那现在其他的都跑了，谁现在还在？底下还有黎元洪。哎，黎元洪，那么黎元洪这时候就躲在自己的副官家里了。 <laughs> 对。那么看着一排士兵荷枪实弹来了，你一定是抓我枪毙了，他就钻床底下。所以在拍这场戏的时候，我也没改词儿，我只是跟跟导演商量，咱拍的更好看一些。嗯。你像一个人钻在床底下。 几个士兵拉着腿往外拽，这一般不太好拽出来。 <laughs> 你就是十个人也也未必能把这一个人使不上劲儿，使不上劲儿。另外呢，我说你的机子啊，从这个底下掏拍一下。我这俩手啊，还抓着这床屉这帮子 <laughs> 啊，不想出来，不是拽出来的。 <laughs> 我说这时候你怎么办呢？把这床屉给掀开。哦。这一掀开，就跟一个大王八似的掀开，这李元宏露着出来。我说这。 戏剧性就好看，这样这是演员的。哎，所所以您演员去一下广告再聊，可以一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啊，咱这刘元红可以下集再聊啊， <laughs> 我就又回到宋丹丹。 <laughs> 哎，这个我知道，问你你也不能说，你们这一个行的对吧？这个贵行里头，这个不同的演员各具风格，是会经常有一些传说吗？ <laughs> 都是传说， <laughs> 都是这。你可以不点名说说，比如说您就 A B C 这样说一下。我们在香港有那种词儿，就是谁谁谁啊是戏霸。嗯，你就说啊，在一个剧组里，这个是不是存在一种权力结构的问题？这就像中西方的这个制度一样。对，你看谁更有话语权是吧？你看美国的这个制度，你发现没有？他总统就是总统，你能干什么啊？然后他议会就是议会，这互相制约等等，他在这规定好的。像好莱坞，我就知道。 他起了很多，为什么编剧牛啊？他有个编剧协、编剧人协会，感觉类似于工会组织，他这起的非常强势的作用。但是在我国呢，他一个剧组里头确实有这么个问题吧？ <laughs> 圈里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儿，这演员来了，拿过笔来，哗哗， <laughs> 这这场不要了， <laughs> 这场也没用。 这样演员的一般是什么大腕儿？哎，你今天可以回家了， <laughs> 啊，是吧？那个准备的那个演员呢，已经已经背了好几千词儿了，没了。这种事儿有，但我觉得这都不好，这都不好。还有的什么呢？就往那一坐，这场戏没他词儿，但是事儿可说的是他啊，是他撞车撞。 出的车祸啊，这两个人在谈这种交易和这种赔款事情，其实他的很多反应是很重要的。嗯，对，他就因为没有词儿，他就跟导演提出来什么呢？这场戏他在不合理， <laughs> 然后他就走了，不拍了。抢戏，抢戏！哎呀，我跟你说，真有，这没有意思，这个主持人都有，你知道吗？几个主持人啊站一块主持节目，一看这个台本啊，这个有个主持人发现自己的词儿少两句啊。 不干了，找电视台台长去了， <laughs> 就坐那儿不走啊，说你不给我加两句，我就不行。了。你们都是名利场的这个圈子啊， <laughs> 都加词。今天我看那个报纸就讲这个编剧和这个宋丹之争，也是讲就是改的一个还有一个大变化，就把三宋丹丹改成女一号，因为她的台词原来范明的台词更多，现在改成了这个宋丹丹是绝对的台词量，这样就确立她女一号，是这样。这个是应当的，因为在我们这圈里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叫卖点。 卖，就你这戏卖谁呢？谁班更大呗？范明没有这么丹名气大，那当然。接下来为播出《文明启示录》，这个很正常。悄悄，他这来自实际的，但是你谁对这个电视剧的这个艺术负？